锵锵三人行，哎，家辉啊，文道兄，其实啊，我觉得做电视节目啊也容易。老实说，就比如说这个收视率是吧？我有一个现成的办法，提高一倍 <laughs> 都不止。嗯，你心里很简单。你咱比如说咱这节目啊，要改成每天直播，嗯，那收视率肯定提高一倍。但是呢，为什么不呢？就人呐，我发现啊。 不能给他们干的那么近， <laughs> <laughs> 对吧？就是你那那么干，就人就全全全崩溃在一个节目上了嘛，对吗？但是呢，而且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很有趣的倒错的情况。嗯，我们这个慢半拍，每个星期要不跟观众要讲，就是两天下午我们集中录一批，集中录一周的节目。所以这样呢，有时候观众觉得呢，哎。 跟得很紧，当天的事儿他们就当天说了。嗯，但是也有的时候觉得很奇怪，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他们怎么还在猜会不会发生呢？是吧？哎，那天这个乔布斯，嗯，神了。文道，最近你已经被封为大大大仙儿了，你知道吗？ <laughs> 修行有道啊。 <laughs> 是啊。你知道那天我开了一句玩笑，他们在网上就讲我们那天播的那期，讲乔布斯，讲乔布斯，还还没消息还没传来。 我们就讲美国说游行啊，是悼念乔布斯，什么乔布斯，乔布斯，We want jobs，叫人叫要工作要工作，就开这个玩笑。然后当时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他这个乔布斯发发了这个 iPhone 四 S 嘛，我说这个这个是呃乔布斯不在了。后来你就说了一句，你说你是说他死了吗？嗯，哎，一语成谶。 嗯，所以那个当天晚上好像就传就是当天晚上，当天晚上，闻道讲话很很灵验哈，很灵验。因为香港我不晓得内地有没有这样说法，香港有一句话说童子口啊，只有处男的讲的预言才会准确的。 啊，处男，我这修行还能够修回处子？对，我觉得那个修行那个我补全了，是吧？ <laughs> 可能我这样想，可能修行呢的时间是这样算的：，当你修行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以前所有的记录全部抹清了，全部抹去，所以你就是现在处男呢，一讲话就就讲。但说回来，你知道这个乔布斯是修行人，他信佛。 他在呃加州那边有个禅宗中心，是学日本禅，学了十几二十年了修禅。但是有时候也不禁让人觉得感慨哈，你就说我现在做的跟乔布斯做的一样啊？啊，这不是不是？不 <laughs> 不不，就是我说 <laughs> 吃吃吃素啊，哦，这这个就是不吃肉啊，听医生的话嘛，健康啊。嗯，那那你看看乔布斯，对呀，几岁不抽烟呐？嗯，抽烟，几岁是几岁？ 你说这该怎么解呢？嗯，没有，就像你说嘛，有时候节目不能做的太近啊，努力不能太近。像当年创立苹果的时候，他们三个拍档，其中一个有百分之十的股权。嗯，他当时加入了之后一起创业，一年之后用两千三百块，不是三百万，两千三百美美金卖掉嘛？嗯，卖掉他的考虑就是这样， 他看到这个，他明知道这个以后一定会大红特红，大卖卖特卖。可是有个前提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生命赔进去，他才能大卖。所以他当时就说了：“我假如不卖，我可以啊。可是我不卖的话，我以后就会变成最有钱的死人，躺在坟墓里面。我最有钱，赚了钱很快要死掉。结果给他不幸而言重了哈，乔布斯很有钱，很有影响力，教主，可是五十来岁。” 好像听说哈，这个新闻说，其中也是因为太过努力，太过卖力。是，对，我觉得要不说这个这个天呐，这个完美啊，可能不属于人间的东西。嗯。所以你看，如果人类当中有一个人，你要求完美，天会摧毁你，就是跟这个相冲。我就发现，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觉得，也许我们大陆人民才是活得最人性的， <laughs> 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啊，不是像香港人那么严守规矩，不是像那么严密啊。 但是呢，未见得我们不是获得了一种解放，一种自在。你知道吗？你看印度是吧？你可能是不干不净，但是他也吃了没病， <laughs> 对吧？你这乔布斯这个，哎呀，那天我还听一个医生讲，说晚餐呐千万别吃肉啊！哎呦，讲的那叫好啊，就是说，你知道吗？你呀，这个你晚上吃了肉。 你哎呀，吃饱了躺在床上睡觉，你就很舒服了。你没想到你的胰腺呢？你的胰腺正在叫苦啊！它要消化分泌什么？消化你的这个肉啊，你就是会得什么胰腺癌啊！我我说好像乔乔布斯怎么回事儿？根本素食者，这怎么也胰腺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求完美，所以永远像是人类啊，就是像像是我觉得像是什么呢？ 恨天矮子恨天高啊，就是 <laughs> 老想够就不属于我们这个物种的一些个呃极极致的境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你看我我要不说文道灵验，有时候他们就说啊，你看那个霍 <laughs> 霍霍霍霍金为什么天残地缺的得那个病？嗯，大家洞晓宇宙的这个奥秘。嗯，你瞧瞧。那我又得什么病？ <laughs> 小心，小心，小心！哎，但是当然就是我们就敬仰。 霍霍布斯不是霍布斯， <laughs> 这个布斯，乔布斯有两句话是我比较喜欢的，我特意啊打上这个字幕，来来来来，咱咱们咱们来缅怀一下，你看他说的这个话呀，我特别喜欢。他说啊，如果你是个木匠，正在造一个漂亮的五斗橱，你是不会在柜子的后面用三合板的。 哪怕那一面是对着墙，没人看见，可是你知道他在那儿。所以，即便是在柜子后边，你也会用上好的木材。为了能在晚上睡个好觉，你会在审美和质量上自始至终争取做到最好。你看，没想到是花花公子登出来的。 <laughs> 咱们再看下边，它的最好是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屏幕啊，这个触摸屏啊，漂亮到让你想舔一舔的这个程度。 其实他说的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明式家具啊，你去看看，那真的是啊，要是有黄花梨的，你去看看舔片了，你看看，对呀， <laughs> 你去看看它的背板，那怎么会用三合板呢？嗯，但是。但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我们通常说苹果东西好漂亮，嗯，美学上有讲究啊。我觉得这里面还有点很重要的是，因为他那个简约，嗯，大家都知道他喜欢白色的东西。 他喜欢这整个设计，当然他现在这个主要的设计是因为他找到一个非常好的那个设计师嘛，那个 Iverson。那但是这也是很配合他自己的美学观念，他那个美学观念叫非常的简约，极度的简约。而这个简约，我觉得最有趣就苹果产品啊，它是所谓设计不只是外壳的设计，还包括功能的设计，也是极度简约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 iPad，大家一直诟病 iPad 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它不能够装那个手指，不能装 USB。 它不能够接这个 lan 线，就是那个宽屏上网线。嗯，新的这个呃 Mac Air 这个最小的那个笔记本电脑啊，它不能够进光碟，而且它过去的光，就算有光碟机的苹果电脑，也从来不能够用蓝光碟。啊，这就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电子产品啊，总是希望功能越多越好，对不对？希望让它越方便越好。苹果一直以来都有个很怪的现象，这十年来的产品就是。 它很多大家觉得它该要有的功能，它就是没有。它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它在功能上都简约。简约的理由是什么呢？也是一种乔布斯式的完美主义。因为他认为光碟是个被淘汰的东西。嗯，我们干嘛要用光碟？或者 USB 也是应该是不必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将来都是云端计算。对对对。所以他总是认为我做的这个才是真正未来最重要的东西。凡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就算现在大家需要，我们不要装。如果老百姓顾客说需要，我们应该告诉他们，那不是你真正的需要。 <laughs> 我比你更懂你真正的需要。对，他这样教主教主啊，这个教主，因为他从一开始苹果电脑，它自成一个系统嘛。嗯，他总是要别人来跟我，我不要跟别人。对，不管他是运作系统还是美学上面的设计哈。所以就算他自己弄了一个系统出来，他看到其他，比方说微软哈，他弄了另外一个系统。 通常大家也觉得那个很受欢迎，我就跟了啊。他不是，他教教主嘛，我就要想在我这个系统里面，我再走一步，我要你来跟着我，要你转过头来跟我。我觉得视觉化的界面，对所以那看家辉怎么跟，一直忍到乔布斯死了， <laughs> 他才去买一个 iPhone，第一部 iPhone 因为我就我我我我这不是纪念他，我是那个怪怪的，我做人我很讨厌被某一种哈。 拉着我走，控制住，嗯，因为我看到每一个人都追着他，身边所有朋友追着他，我好几次哈，过往三四年想换他们的手机电脑，我就一直忍住，我心里有个很黑暗的想法，忍到你去了我才买。 <laughs> 结果我后来做了，说起来有点诅咒死了啊，也有点刻薄了哈。那诅咒 <laughs> 是你不是我， <laughs> 那终于后来他去了，我当然觉得很敬仰这个人，可是我另外也很高兴。 第一件事情就去买了一个 iPhone 啊，那不是纪念他，是。不是那个。我终于。不是四 S。那个香港还没卖。对，我就是在等你啊，终于等到你去了，我就去买你的产品，这是一种黑黑暗的欲望，那不太。太黑那你现在还不会用呢？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今天看见一个新闻，哎，这真事儿。中国某地政府，我忘了什么地方了，说现在推出啊，一千五要投资一千五百万，要搞这个系统培养乔布斯人才工程。 <laughs> 我跟你说，要成批成批的，这绝对不可能。要要培养乔布斯，中国我看十年内都不会出这种人。理由很简单，为什么？我们看乔布斯的这个经历，他是大学退学。 嗯，然后他是凭爱好，你记不？他那个访问有一句名言，在这包括 Bill Gates 都说过，因为他这回去世之后，Bill Gates 也马上悼念他嘛。对。那微软也下办办齐嘛，因为当年是竞争伙伴，但是是老朋友。他们那一代人啊，他们都说的很清楚，我们当初做这件事的时候，没人想到赚钱。嗯。我们喜欢，就觉得爱干。对。就没人想到是能赚钱的，一开始。嗯。那这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呢？像他们那种反叛的人，都是中途退学的人。 在中国，你大学中途退学，你就完蛋。首先，那中国会出什么样的人呢？中国会出的人是这样，他大概是像清华这种好学校毕业的学生，很聪明，很能钻营，跑到美国念了个学位回来，搞 IT，搞互联网产业，搞怎么搞呢？就可能看美国，哎，又出了个什么新玩意儿，我也照学一个中国版。 就等于像美国有 YouTube，我们有优优酷，嗯，你有 Facebook，我有同学网，你有推特，我有微博，对不对？你有白宫，我也能建一个，没错， <laughs> 搞了之后，这时候呢，你可能透过自己的关系背景搞了笔钱，搞上市越搞越大。又由于国家的防火墙或者国家会自动帮你挡掉外国竞争者，你不用去跟那么强大的 YouTube 对抗，嗯嗯嗯，那么强大的推特、Facebook 对抗，你就在中国市场搞。 又由于中国市场太大了，你光在中国市场搞搞大了，你就垄断。你中国市场这么大，你最后会很有钱。 你很有钱之后，你可以回去收购苹果，嗯， <laughs> 这是中国的乔布斯。 <laughs> 哎，我们汽车都跟是谁呀？都收购了沃尔沃了？对啊，是吗？对啊，就是这个搞法。啊、对，没有中国，我们都承认有很多人才嘛。可是问问题是，人才不能这样来培养出来，出不来。问人才，你这要去面对那个市场，然后自己找个方法。 可能经过很多次的很严重的失败哈，那不是能够培养的。就像现在 Jobs 的接班人啊，也是他 handpick，他自己用手挑的。那个顾客，呃，Tim Cook 啊，他自己挑的。他当时面试了好多人，然后最后说认定这个，我就是要这样人。 这个就是人才，可是现在他自己挑的 Jobs 来挑的，也经过蛮多时间去培养他。现在刚出来，好像反应也没有很好嘛，还是有人经常觉得说跟 Jobs 还是差很远。那当然，但他是很能干。其实苹果的销售网络是他建立起来。的。是啊，可是做的整个创意、整个想法，他目前还没有机会来展示。嗯。而且不要忘记另外一个例子啊，那个 Disney，迪士迪士尼嘛。OK 哈，一九六六年那个老板去世。 之后，也是一直大家非常担心接班人的问题。 他去世以前也是挑了一个，后来再有其他人出来竞争，也经过了十三年啊，整整十三年的磨合，才真的有另外一个接班人，大家才公认真的能够把 Disney 再往前推一步。所以大概我们预期啊，这种情况都要再等好一长时呃一段长时间才能看到。就是啊，你就看到个人在历史当中的这个作用了，嗯，就是一个人对吧？就像梅兰芳对于京剧。 你往往就是就出来这这个天生地养就出来这么一个一个，一下子就就把一切。但但这个我觉得我们要这么考，是一个人，但也是有环境的。嗯，梅兰芳那个时候是中国京剧的有史以来最高峰。嗯，那个时候为什么是最高峰？我常常有这么一个讲法，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京剧观众素质很大，水平太高。那个时候随便一个票友都很厉害，就等于像十九世纪的维也纳，每个观众其实自己都会弹钢琴。 嗯，识货。对你，李斯特在上面谈，你得比我谈的好多少，我才愿意给钱来听你谈呢。那同样的，Steve Jobs 他们这一代，Bill Gates 他们这一代，也是一代的环境，有一整代的东西打上去的。他总是一，代，你有没有注意这些人物啊？他不是一个一个来的。文艺复兴也是这样，人总是一代一代人，一群一群人出。但是你说。 当时爱因斯坦弄出他那个相对论的时候，那个时候纽约报纸不还说嘛，说世界上是不是有能能懂懂懂懂得他这理论的人，能不能超过五个？后来爱因斯坦说呀，爱因斯坦讲说你们那都是开玩笑。 说凡是有这个基本的物理学的数学的人，都会懂，都能够明白。那个时候还说呀，他有一个什么叔叔跟爱因斯坦坐一路的这个火车，听爱因斯坦讲了一路。到站之后，这记者问他这个叔叔嘛，说你明白了吧？他叔叔说，我听了一路，我终于确信他自己是明白了。 <laughs> 就是我我我我就我就说他的知音也很少啊，有些东西就是知音非常少的呀。 呃，是的，但是我讲是人出现的那个背景的问题，而且我我想很重要的是苹果这个东西啊，呃，我想说回它建立整个苹果帝国，嗯，这背后让我学学习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因为我很记得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是微软的天下，当微软跟 IBM 在统治天下的时候，用苹果系统的人跟电脑的人很少很少。 而当年用苹果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一群自视很高的人，一些设计师、一些音乐家、一些艺术家，觉得我跟你们那些办公室里面做格子办公室枯燥白领全然不同。我们讲艺术，我们是反叛，我们反建制，对不对？我们酷，我们帅。而苹果那个时候的广告，Steve Jobs 一回苹果出的广告里面出现的一些人物是什么呢？马丁路德金、甘地。 都是这种型，所以你觉得苹果就是一个反建制青年该用的电脑？嗯，要打击微软的垄断。是闻道他当时有个吊诡的地方是，的确是这样啊，像他做很多广告，一九八四，对啊，要打倒老大哥嘛。可是问题是说，你反建制青年用的电脑，可是它特贵。 它比 PC 贵太多了。像我，他八零年代我在美国留学啊，在台湾后来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它比安那个贵多了。苹果是第一个贵了，我们基本上有个同学，我去记得那时候有个女同学用苹果电脑，我们都在背后啊，大家呃说谁要追到他，不是为了他，是为了他的苹果电脑， <laughs> 因为我们买不起那电脑嘛，特贵。 然后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像你说，但这里面有一点啊，为什么它贵反而觉得是反建制？正正因为工业化的生产才会便宜嘛。嗯，你有个性的东西，比如手做一个一个老老师傅做一个杯子出来，跟你大量的资本家生产的东西肯定价格不一样。但是后来我说为什么这是个教训？就是因为当你看到这个产品，它终于红到一个程度。 是称霸全球了。第一，他已经没有过去那么酷；第二，他本身就是个垄断集团。对，他搞是，他那么多代工工厂，像富士康，死了那么多人，出那么多问题，薪水那么低，他压我们中国的工厂那个利润压到那么薄，那这时候他就是一个大家原来仇恨的那种资本主义巨无霸了。哎。 这就是这就是世间轮回的规律啊！ <laughs> 一个人必会走到他的反面。所以我们永远不能够信任资本市场里面的某个品牌，以为它是反建制品牌。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那天我们讲这个个人隐私，我讲了一句话，但我说没有时间解释啊。就是我也有我的科学发展观， <laughs> 我的科学发展观你听起来你肯定觉得胡说的，但是呢，我可以借乔布斯解释解释。我就说啊，这个我们要发达两件事儿，呃，你这个窍门，我我个人觉得哈，第一，你能把个人隐私权当成第一权，嗯啊，第二，你能让一个人那干他的本职工作。 是他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就是最多的钱是他本职工作。这是我解决这个问题两条。 <laughs> 你看，为什么我说你像这乔布斯，我就反复注意到多篇报道当中讲这个人呢？说他极度重视个人隐私。对，所以大家一讲隐私啊，不要老讲成什么明星啊或者什么什么，这就意味着啊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这个东西对于创新。 对于什么人，你要能让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可是，在咱们这个拥挤的国家里，我觉得啊，私人范围太经常的、肆无忌惮的遭到侵占。就像一个孩子、一个学生，你想想，他从中学到大学，从他的父母到老师，多少人在打搅他，在打、在在打打扰他。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得参加那个，你得参加那个。你看他美国不上学，不上学了。 愿意自个儿家里待着，大家都尊重你的隐私、你的爱好。于是，我可以自己把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只有这样啊，才是创新之道。这个是越来越不容易嘛。像我们讲到电脑的话，现在电脑上 iPhone 好了，我刚开始用了这么这么几天哈，就是那个刚开始我是拒绝的，不管你用什么软件啊，他都是问你准不准许他。 允不允许他来知道你的位置，对不对？他我刚开始都拒绝了，说我干嘛要给你知道？到后来这一两天我都允许，我都允许了哈，因为就等于是说把自己的隐私透露出去嘛。为什么呢？方便。你慢慢会改变你对隐私的概念，是吧？我不知道了。你现在在你老婆的手机上，你这是个红点儿，就在我们这儿， <laughs> 这个完全都能做得到。真的吗？ 当然，对，买文具的我也是别人手机上送送给你。 <laughs> 现在 <laughs> 好几个人在我手机上是红点的，你知道吗？他们玩的这个东西，就是你允许不允许？你一旦允许，他知道你在一百米开外。但也这也要另外再装一个东西才行。 <laughs> 呃，对，是。那我老婆一定会装，你放心啊。对，你看，我说我的意思，我就可以解释啊，就是呃，中国人呐。 你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哪怕是狂想的一个路线呢？你发现没有？经常受到打扰，经常被别人打扰，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啊，不太重视你个人，就对个人的东西啊，一般往往采取一个蔑视的一个态度啊。但反过来讲也成立，就是我们不止不注重个人，我们也太注重他人。没错。就比如说，为什么微博上面写个东西，很希望有人关注你？ 没错，很希望看看人家怎么回应你。我们很希望看人家怎么说我，我们很太关注他人。哎呦，那个自卑的人呐，他就要在这个别人眼里看见别人羡慕他，我混得不错，就以此为满。所以你不有能够了乔不斯，我就一条心，死一条心，你们说什么我不管，我就这么是走下去。别有洞天嘛，因为有时候我放着喜欢看别人的反应也。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的人，我觉得扩散影响。